师傅，出了前面这个林子就是磁州边境，很快就有歇脚地了。好，乔兄，雨下大了，我那些去探路的锦衣卫兄弟说，前面不远处有客栈，咱们不如去稍作休息，明日再继续赶路。好，撤。 韩城怎么也料想不到，他把去都围个水泄不通，我们还能逃出来？幸亏咱们把师傅藏在侯爷的煤宅里了，不然也发现不了那份去都关沟分布图。哼，是啊，亏得这份图纸，咱们才能借着关沟逃出来。嗯，要说还是侯爷思虑周全，那关沟里头都是新挖的，还存着烛火和干粮呢。费老师。 说起来，咱们这一路还真是不容易。先是跟着八大营周旋了十几天，好不容易出了叙都，叙都八城的管道还都有重兵把守。咱们乔装成游商绕道到茶州，这才躲过盘查。如今总算要到磁州了。天涯，雨势转小，再多赶两里路吧。好，师傅坐稳了。撤。晋江文学城。 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一集。 死了！来来来，再让我笑一个！ <laughs> 大当家，磁州特使到了。这就是磁州来的特使？这不是个锦衣卫吗？哟，这小脸长得可真标致。这小腰长得真细。堵住口，没规矩。乘风先生。 许久不见呐，程峰见过雷大当家，久仰大当家威名。程峰先生，咱们也算旧相识了，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着锦衣卫呢？大当家重兵压城，不就是想见一见侯爷与沈同志吗？今日我便是特地来为二位相互引荐的，这位便是位列天子近臣的沈泽川沈同志。 任泽川，哈， <laughs> 久仰大名啊！听说你在去都被韩城设起围剿，你一人就将他的精锐之师杀了个片甲不留啊！如今你跟着萧驰也不去离北，怎么反倒跟周贵混在一起呀？他一个规规矩矩的周府，装不下你这样的杀神吧？我也是个规矩的人，我来见雷大当家。 可是连刀都没有带， <laughs> 你见天子都不屑刀，见我却做的这样尽心，难道我比天子还尊贵？ <laughs> 大当家英雄盖世，我自然需要这样恪守礼数。 <laughs> 你们在去都里待久的人呐，讲话都好听。直说吧，你见我干什么？我今日来到大当家的帐下，一是专程拜访，二是与大当家。 谈谈日后。日后，正是。眼下萧池也在城内，尚有磁州粮仓作为支撑，可大当家在城外，就只能靠后方粮草支撑。四万人一日的花销，就是个害人的数目。萧池也迟迟不现身，大当家就在此处耗着，耗得越久，亏的可就越多。那又如何？ 我耗得起，不过萧驰也敢耗，他可是反贼。戚竹音必定是要来平反的，这娘们儿可是连边沙王座都敢烧。等启东守备军赶到磁州，区区禁军如何与之抗衡啊？大当家的后备粮草中是这么充足，倒是我多虑了。实不相瞒。 我正是因为担心戚大帅随时会到，所以才想来跟大当家谈桩生意。同志，你事先可不是这。哎，你要跟我谈什么生意？大当家既然率兵前来，萧驰野那两万禁军就不再是我唯一的倚仗。我想与大当家谈的，正是粮草生意。我手头还有两百万银子，愿投给大当家，用作这一仗的粮草消耗。 但作为交换，大当家日后入朝为官，须得在韩城面前保我一命。沈泽川，那两百万两银子不是说好了给磁州用作守备军重建的吗？你怎可出尔反尔？程峰先生怕不是误会了，我只说愿意，可没有说一定。 <laughs> 沈泽川，你先前那番慷慨陈词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 你用中博血难来骗我们做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吵什么啊！你们把孔林给我拿下！是是，放开我，放开！你这奸诈庶子，你骗我们！还吵？舌头不想要了是吧？哈哈，成风先生，人各有志啊。磁州与禁军已经是大当家的瓮中之鳖。 我另寻仙主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你，沈泽川，你若真拿得出两百万两银子，再助我救出韩进、韩城那里，我就替你保了。我此行也带了些银子过来，大当家看，这样算不算诚意？来人，去把银子抬进来。是是，沈泽川，你言而无信，必遭祸殃。吵死了！ 把孔令关到马棚里去。是是，起来，你们别碰我。带走。沈泽川，你这个无耻小人，你们狼狈为奸。走。你们把磁州百姓置于何地？要杀要剐随便，休想用我威胁磁州。喊的都什么玩意儿？听都听不在。喊，把你舌头割下来喂狗。沈泽川，你这卑鄙小人。 我怎么就没能看透你呢？他哭了！哎，快快看，他居然哭了！大当家，银子抬来了。嗯，把箱子打开看看。是。哈哈，逗我呢？啊？ 这能有两百万？用这点东西就想说服我？你也忒看不起我雷长明了。我如果真的带来了两百万，大当家这会儿也未必敢收。好生意得慢慢谈，大当家急什么？眼下该着急的是磁州和萧迟野。坐下说吧。谢过大当家。说来。 你跟萧池野也算生死之交，怎么突然就变了脸啊？要从我这里讨口饭吃？大当家想必知道，沈卫是我老子，沈卫投敌，李北与我可是不共戴天。萧池野虽与我冰释前嫌，但他自身都难保，哪里还能替我在李北谋出路？而我与韩城大人之间的误会，不过是些罪不至死的小事情。 只要有人替我做保，我便能再回去都。哎呦，这么说，你还是想做官啊？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想做官。过去啊，咱们混迹山野，日子也倒是逍遥，可到底不是正经差事啊。我与大当家志同道合，这不正好？好是好。 不过，今日你得把话与我说清楚。你那两百万还在磁州，要怎么拿给我？你总得让我心里有个底儿啊，我才能放心的带着你干。正好说，大当家派人去磁州问周贵要便是了，他知道银子都放在哪里，只要大当家拿得动，现在就可以把银子拿走。哼，我问他要，他就肯给我。 你手里有孔领，还有四万兵马，周贵岂敢不给？他一直想做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不敢在这个紧要关头激怒你。哎呀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啊！我后背物资充实，这两百万啊，再放几日也不打紧。哎，来，兄弟，我们边喝边聊啊！来人。 把我的好酒都端上来，再叫几个美人来迎帐里助兴。来一个！哎呀，好酒！哎，兄弟，别光坐着，喝酒啊！今夜咱们大伙儿啊，不醉不归！ <laughs> 先进过大当家。 你给沈兄弟满上。是，沈公子，奴家给您斟酒。不必，我自己来。哈哈哈哎呀，爽快！来，美人儿，为我喝一杯。 <laughs> 大当家，请用。嗯。哎呀。 哎呀，来来来，大家吃吃吃，喝喝喝啊！ <laughs> 今夜啊，不醉不归。对 <laughs> 呀，我就喜欢，呃，跟沈兄弟这样的痛快人打交道。呃，不是我说啊，你眼下投靠我，算是选对主子了。 <laughs> 小池野呀，就一个毛头小子，啊啊，就算回了李北，也做不了统帅。就他那两万杂兵啊！ 李北铁骑肯定是不会认的，铁骑只认萧继明，他才是真厉害呀！ <laughs> 是啊，哎，哎呀，说起这些将军，我就只怕启东大帅戚竹音，啊，四将里边就他一个女人，握的却是把鬼头刀，你说。 若这次我替他把萧池隐抓回去都，啊，撇清启东与李北的关系，凭着这样的功劳，我能不能在启东谋个将军做做？ <laughs> 听说戚大帅麾下有五位他一手栽培起来的虎将，大当家若是去了，自然是要拔得头筹。哈 <laughs> 哈，人说说说得好。 中国谁人不知我雷长明武功高强啊？呃，就算是四将，我也是做得的啊！再不济，总比陆广白那窝囊废有能耐吧？陆将军确实不大起眼，他他还叫什么？呃呃，风呃风火吹沙呢啊！哎呀，屁本事都没有。 啊，就年年在边郡啊烧狼烟台，啊，这有什么稀罕不对，眼前这个人与传闻中的雷长明截然不同。雷长明能在中国称霸，断然不该如此鼠目寸光、刚愎自用。 <laughs> 这个人。 你是要奴家跳舞，还是要脱衣呀？哎呦，边脱边跳舞。跳舞， <laughs> 奴家跳给大当家看。滚开！ <laughs> 跳舞好啊，沈兄弟，你娘不是贪抽武器吗？啊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不是也随了你娘？ 行啊，那不如你来给我们跳一段啊，助助兴嘛。 <laughs> 呃，奏乐。嗯，沈兄弟，你起来跳啊，快点儿。 <laughs> 那大当家想看什么舞呢？ <laughs> 你长得这么好看啊！ 你跳什么都好看，我我，那与你一起，大当家醉了，奴家扶你起身。滚！沈 <laughs> 兄弟，没人儿，让我。 <laughs> 让我亲一个！哎呦！大当家，奴家给您倒杯茶，醒醒。滚！我没醉，没醉。哎哎哎，沈兄弟，你好美，好香啊，女人都香。哎他娘的，这就是人家说的。 美人香吗？先生让我回到中部，可这里竟都交代在了这种人手里。沈兄弟，你过来！我我过来，我过来！沈兄弟，快快扶我起来，大当家疼你。 疼的，哎呀，美人儿，哎不，你生成了这副模样，你是妖孽呀！是你诱惑我 <laughs> 大当家今日，别别烧了你，了。 哈 <laughs> 哈跳舞啊，你配吗？ 祸害中国，如今你又来为非作歹，沈氏，你与雷长明，你们全都不得好死。沈泽川，哎，读书人是不是都这么娘们兮兮的？我说，你都吵了快两个时辰了，不累？够了！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你们杀了我，杀了我！ 杀了我吧！ <laughs> 你以为我们不想宰了你啊？要不是大当家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早把你舌头剁下来了！别不识好，皮子。是是是，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啊！乘风先生不要怕，我是澹台将军的旧部，曾与先生有一面之缘。先生怎么落得如此境地？ 你既然是谭台龙的旧部，便该知道谭台龙生前最恨这些歹人。你怎么能跟雷长明一个土匪作乱？嗨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也是走投无路。哎，先别说我了，适才在席上听闻大当家准备拿先生和磁州州府交涉，我知先生受不得此辱。来，我带先生走。你放了我，雷长明必然不会轻饶了你。 我把先生送去磁州，自会回来跟大当家请罪。我如今沦为流匪，本来就觉得对不住坦台将军，但大当家待我有恩，我也不能背弃了他。先生不必为我忧心，来，我扶你上马。壮士大恩，我必铭记于心。嗨，先生言重了。 此处距离磁州还有千里，我们得快马加鞭。先生不善骑术，定要跟紧我。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

谁呀？爷爷我，十十进。总督有令，把这里层层围起来，不有逃跑反抗者，杀！是。不要动！逃跑者格杀勿论。杀！啊！军爷饶命！ 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投降。主子，老虎如何了？回禀主子，兄弟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。嗯，将人数点清，报给我。遵命。哎，那边帐外站着的是沈大人。 这位小公子，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淋雨？我的扇子弄脏了，沾上血了。这血点的还挺别致。这样，你这把送给我，我再给你做一个。酒席好吃吗？凑合。他们太吵了。 这营地有些古怪，兰州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我疑心这个雷长明不是传闻中能够收复端端两州的那个雷长明，但孔林总不会不认得雷长明。禀报主子，依主子吩咐，我清点了所有被俘的人，发现他们人数根本对不上。逼问之下才得知，他们皆是被雷长明沿途纳入，所谓的四万人根本就是个幌子。 他们还说，程峰先生被人带走了，此刻下落不明。原来是这样，好一出调虎离山。老虎，分出两千人镇守此地，让丁桃此刻绕去磁州东北方，让咱们埋伏在那里的人立刻南下，堵住磁州南侧的道路。其余人，随我掉头回城。是，主子。雨还下着，将我的大氅披上。 策安，这些事联系起来就很清楚了。我料想，先前我们听到的关于雷长明这个人的传闻，多半都是假的。他存在，就是为了掩盖那个背后操纵全局的人。此人深知此州粮仓可以支援你打这一仗，甚至猜到了我们的战略布局，于是让雷长明谎称有四万人，为的就是将你引出此州城。所以说。 孔林也是他劫持的，为的就是靠孔林打开磁州城门。如此一来，我与他的位置就颠倒了。他在城中，而我与禁军游荡，被关在城外，就失去了磁州的粮草之引。没错，此人一直待在暗处，却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，而我们对他却一无所知。看样子，磁州城中必然有他的野心。 这人是个角色，走，我们回城。 马上就好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壮士！壮士！嗯。 先生，怎么了？我乃一介书生，实在是，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已到了磁州境内，不如在此歇歇脚再走吧。啊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休息片刻也好，不过我怕身后追兵转眼就来，我们稍歇片刻还得继续走。等进了磁州城内，先生就安全了。 我扶先生下马。此次多亏壮士相助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嗨，先生，这是哪的话？我们先进去吧。好。掌柜的，上壶茶。哎，来了。先生，我们这边走。 嗯， <laughs> 师傅慢些。客官，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？掌柜，一间上房，三间大通铺，再来些馒头和卤牛肉，配上烧酒。哎，好嘞。费老师，你还加点什么？我说乔兄，啊，咱们有钱，做什么这样节省？掌柜。 我们都要上房，好嘞， <coughs> 马上给您安排。不要玩闹，咱们还没到地方，银子须得省着用。天涯，要三间通铺便是了。掌柜，还是按照我最初说的办。记住，酒菜尽快上。得嘞，上房酒菜马上给客官上。 <coughs> 师傅，您一路上跟着我们风餐露宿，若是再让主子知道了，我让您跟着我们睡通铺，必然会不高兴的。 您好，生休息，就算是疼我们了。呃，没错，适才是我不懂事。师傅，我这就送您上去休息。 <coughs> 师傅，这边走。先生，现在如何？嗯，我休息得差不多了。壮士，咱们这就上路吧。哎，好。两位，客栈里人多，没地儿坐了，不介意我拼个桌吧？啊，我们。 二位也是赶路的，啊，是，我与家兄去前头镇子吃小外甥的满月酒，是吗？啊，是，是。 <laughs> 哟，这是喜事儿啊！我这人最喜欢小孩子了，吃酒也最喜欢吃满月酒。呃，这雨停了，我们得赶路了。是，那我们就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萍水相逢就这么投缘啊？哎，二位别客气啊，怎么站着呀？坐。 啊，不了，我们还得。客官，您的饭菜来了。嗯，两位吃了吗？没来得及是吧？那一起吃啊。掌柜的，再拿两双筷子过来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啊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我，哎，哎哎哎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您要的筷子。哎呦，这茶碗怎么还打翻了？掌柜的，借我条金帕擦擦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 陈老师，没事吧？什么没事啊？干什么呢？你洒我一身水！你故意的呀？对对对对，不住，对不住，我给您擦擦，擦擦就完事儿了。你知道我这是什么料子吗？哎，怎么动上手了？脑袋都磕伤了。不妨事，是我不当心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哎哎哎！ 对不住，就算过了。我这袍子，拿你脑袋都未必换得起。哎呀，算了，费老师，大家都是路上跑的，何必为难人家呢？ <laughs> 两位，对不住啊，我这兄弟就是气性大，没事了啊，你们走吧。哎，多谢高抬贵手啊，大哥，我们快走吧。好，什么穷酸鬼？ 掌柜的，真他娘晦气！这是茶钱不用找了，今日索性放过你们。多谢多谢，以后招子给爷放亮点儿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人都牵马走了。方才你盘问他们干什么？咱们也是被通缉的，临到磁州门口，少惹些事情好。我总觉得那个人不大对劲。 我方才也试他了，推他那一下，我是突然使力。他要是会功夫，断然不会像刚才那样毫无防备，后脑勺着地。有没有可能是装的？不大可能。习武之人一旦熟悉了快速的反应，就很难在突发时控制住自己格挡的动作。他要是确实能控制呢？那他可就厉害了，得像纪刚师傅那样经年累月的历练，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。 这个人看着年纪也不算大，不能吧？嗯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咱们就去楼上看看师傅。嗯，什么就吃完了？我还没吃呢。掌柜，算账。好嘞。哎，我我说你这人，哎，这是找您的银子。哎哎哎，呃，这银子能给我看看吗？掌柜的。 这块银子是哪位客人给你的？你还有印象没有？呃，哎，有有有，就是刚才和二位坐一桌的那两位。哦，哦，谢了，掌柜。哎哎，嗯，乔兄，乔兄，借一步说话。发现什么了，乔兄？中博这几年流通的银子，大都是绝西过来的，对吧？ 钟博与爵西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倒卖生意，大多时候会用别地推发的银子做交易。像你手里这种新银子并不常见，这些年各地的新银子铸的少，如今能有十分新的，就只有开凿银矿的西家银仓。没错，这银子只可能是西家的。若不是从主子手里流出的，就是从那个掏空西家银库的人手里流出。 那人果然有问题，费老师，你真他娘的看走眼了！哎，我别说了，分你一半，锦衣卫的人留在这里照顾师傅，其余人跟我走。哎，且慢，此人既然如此警觉，必然知道此地不能久留。我猜他十有八九会选择离开镇子，绕路赶往磁州。天涯，师傅，您怎么下来了？天涯，今夜不必为我停留。 我们即刻去往磁州，不论如何，都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告诉川儿。是。撤，这，撤，这。这前方就是磁州城墙了吧？正是。 等不到了，陈峰先生，你怎么独自回来了？快去请周大人过来，就说我回来了。是。先生一路奔波疲累，何不让他们先把城门打开，再带我见着大人，与大人细说各种详情，你才好入城，否则守将盘问，更耗时间。 先生说的是，劳烦壮士搭把手，扶我下马。这一路颠簸，着实没劲儿了。先生一路受累了， <coughs> 来，我扶你。哎，这一路亏得壮士对磁州道路熟悉，否则我们也不能这么顺利躲过身后的追兵。 <laughs> 先生过誉了，长风。 哎呀，你回来了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快开城门呐！是是是！壮士，我们快进城吧。好，先生先请。长风，怎么搞得如此狼狈啊？我叫人先送你回去洗漱先。关门！哎，你做什么？ 离开城防！此人有诈，万不可放他出城。快，来人呐！抓我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风先生，受苦了。撤，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出城！快关放箭！周快放箭，他要跑有后援。七，周贵。 剑呢？看看我和孔领谁先死！住手！都停下！切莫伤了长风。先生好敏锐呀，这一路上不是还把我看作义士吗？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了呢？龙泰龙的兵都是东边三州人，嗯，没有熟悉此州道路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哦，原来如此。 先生好厉害呀！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雷惊蛰。你姓雷，你是雷长明什么人？哼！ <laughs> 先生还是关心自己吧。我既到了磁州，你以为将我骗入城中就能了事了吗？呸！来不及了。 是你的人， <laughs> 先生猜到了又如何？周贵，几个月前我就让雷长明告诉过你，我们要粮，却把禁军放入境内。你以为靠着萧池业那叛贼的两万禁军就能吓退我吗？我可以开仓放粮，但是你不能伤我磁州百姓。哈！ <laughs> 啊，程风，你误伤程风。 <laughs> 如今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。这个粮仓不论你开不开，它都已经是我的了。我这是带着弟兄们回家吃饭，你他妈竟然与我谈条件！就算今日我要血洗磁州，你又奈我何？厚颜无耻！ 你们还算是人吗？今日你休想进城！周贵，我不过是想入城玩几天，你非要以卵击石不成？玩几日？你们哪回入城管得住人？雷长明来一次，死轴女儿就要死上十几个！我呸！ 你们是烂根子，装什么仁义世？今日放你们入城是死，不如我磁州百姓一起战死！先生倒是忠义，想求死吗？ 怕是没这么容易，兄弟们，跟我杀入城中，杀了萧迟野这等叛贼，朝中任命一下，我们便是朝廷驱除贼党的磁州守备军。誓死追随国家，誓死追随国家，无耻匪类！今日就算我死于马蹄下，也不能让你们进城。 你！撤！霸王弓，是萧驰野，快关城门！ 现在小心，有个小子在你背后。你，你，哪来的臭小子？怎么混的？连点猴子爷爷都不认识。呀，什么东西进眼睛里了？墨汁而已，怕了就快点求饶。想死？成全你。这，这，这，这，周大人。 快打开南天大门！咱们的援兵到了！援兵，他们有援兵，怎么回事？你闭嘴！别听这臭小子的，给我冲！什么人？公子，碧瑶，过来。好嘞。沈泽川，是你。

泽川，百小赤也给我等着，咱们来日再会。撤！撤！快撤！快跟上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等下他小心。 层红砖，酒里关天地，沉可风情澜。假意真心引来风月照肝胆，神州之下好作伴。往事千钧悲欢，梦外一声轻唤。无情世界，谁比谁孤单？ 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学海无岸。生天一线，一步步登攀，执念在望命。 叹，千计算尽，何茫然？挽不住，与你终生皆落难。 今日得空，你该多休息会。过了今夜，咱们还有的忙。在院里睡了半个时辰了，心里还有事，再睡也睡不着，倒不如出来看看。在这里，能看见什么？能看见来日，四周的来日，也是我们的来日。嘿，金哥，你看我的小麻雀，它又胖了。桃子，哥哥不能跑瘦了，你倒把它喂的有光发亮。 准备给我们下酒是不是？哎，我不给，你把筷子收起来。武今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私通汉蛇部，致使昨夜在屠大龙旗整个先锋队全军覆没，你认是不认？我不认。证据确凿，由不得你不认。跪下。这主意好是好，可有话就说。可咱们不是没钱吗？ 回去如数报给兰州二公子，几把铜钱都掏不起了吗？